《锵锵三人行》，这个前任文化部部长啊， <laughs> 真是我们的 <laughs> 大大编导。哎，这个咱们这个七一献礼《锵锵三人行》啊，完全是王老的创意，连嘉宾都是王老帮我们请来的， <laughs> 这平常搬不动您的啊。这个刘星老师，这个热播的啊，这个革命历史题材，这个东方啊，这个全国收视第一的的大编剧。 给我们请来了，哎，请来。昨天咱们这个聊啊，我发现您这一辈子就是中共党史啊， <laughs> 这这这个谈不到。这个里边的点太，所以你看这个电视剧，我都想啊，你肯定真是新潮逐浪高，是是，这里头太多事儿了，太多事儿就是就觉得熟悉，熟悉，对，包括说是讲啊，有些我不知道。 呃，比如说那个呃，我最近刚刚从那儿从那边回来，哪边？浙浙江那个什么岛？那叫舟山。舟山。舟山群岛。舟山群岛。嗯不是舟山群岛啊，这个我是看这个看起电视剧我才明白的，而且我知道这个这不不可能完全是虚构。舟山群岛呢，国民党是十几万，十二万，十二万精兵留在那儿，准备和共产党决一死战。嗯。这个。 这边呢也真急了，就是准备打一个大仗，而且把这个初步建立的空军呢，这个什么都都都都使用上，空军、海军真正立体化的三军联合作战。我这军事上说词说的说外行了，您赶紧给纠正啊！对对，他是下的决心特别大。这时候蒋做了一个决定，全部撤走，因为他蒋说。 我不能把我的占我的百分之几十，啊，百分之二三十吧，有百分之十，百分之十，他不能我把我台湾的军力的百分之十啊，全撂到舟山群岛，回头拼到那儿，到将来影响我台湾的防务，这些地方讲到表现的还有有几分明明白。那个时候呢，就是这个解放一江山岛的时候，这个我们确也确实是是打台湾的一个演习。 啊！所以那次咱们这个，咱这电视剧里头不是授元帅的时候，叶剑英同志不是没去吗？他就负责那个总指挥去了。说授衔的时候他就不在。哦。授衔的时候三个不在嘛，就林彪不在，刘伯承不在，叶剑英也不在。哦。所以授了七个人，七个人是大元帅。嗯。但是他授衔也很有意思，有些呢就是送到了那个， <laughs> 像那可能博刘帅那边也是送到了。哎呀，还有意思的，有的是直接是干嘛呢？上苏联去送的。 这个东西要展开讲，特好玩的。哎，你这这这个不。你像那个刘刘华清，当时是在这个苏联念书。念书。可能是哪个帅，应该是聂帅或者谁到那儿去宣读的？你授予什么什么少将，授予什么？他都是啊啊！他我们现在想，他可能都到北京来，有时候来不了的。我就记得苏联大使馆那边是在那边住的。哎，这就说这个中国共产党跟这个前苏联的这个这个这个关系啊，关系。我记得呢，是咱们那个章啊，当时做不了。 我印象当中呢，在资料当中我没有最后也验证得了，那个东西啊是捷克斯洛伐克帮我们做的， <coughs> 就是那肩牌啊，啊，就是我们那个金线呢不行，我们怎么的做不了的。啊，当年我们那个部队的很多的手风琴的配发呀，都是捷克的琴。 手风琴，杰克手，杰克手风琴，每个连队给你一个啊，每个团队给你一个。你看，连手风琴这事儿，咱也是受苏联影响。 <laughs> 哎，当然是受苏联影响。手风琴是苏呃苏联的影响，还有一个影响握手。啊，我不知道您啊，您发现是因为苏联才握手吗？对了，共产党兴握手，兴握手；国民党不兴握手，国民党拱手。我现在到台湾去，台湾人不跟你老握手。尤其是你要，比如说。 哎，我们昨天见过了，握过手了，那么今天又握手？他甚至给你提出这个问题来，绝对是共产党爱握手。 <laughs> <laughs> 说白了是布尔什维克握手，是，所以这个关系就特别深。这个关系深了，所以他摩擦也多。我说句不太严肃的话啊，我这一直琢磨，老走神儿。刚才咱们说的话，我就想这个过去的，呃，说不好。 今后的不好说，林彪的台词儿，这是林彪的台词儿。 <laughs> <laughs> 但是我觉得这个它有有普适性。 <laughs> 你你历史本身呢？谁能够预见历史？你斯大林他他能过去的？他能说的好吗？他对苏联、对俄罗斯，是不是？呃，对中亚，呃，对他一家伙，他的这个二次大战前他占领的。 那个波罗的海沿岸的三个国家，它既是说不好，也是不好说。哎，包括我们自己也是一样，都既有大概齐的这样一个总括的一个预计的部分，又有一个不好说还说不好的这个这个部分。是，所以我想来想去这句话。 还有点普遍真理，他这个是这样子。哎哎，那么后来我又因为最近又写个东西，写个东西呢，又让我现在得让毛泽东评价林彪了。那你评价评价林彪怎么评价？嗯，那么一定这个戏一定是发生在七七十年代后了嘛？他后来的林彪发生了变化以后的这段怎么说的？毛泽东说了一句：“活的活法很好，死法不好。 <laughs> ”这挺幽默了啊！因为我倒觉得。 包括上半生说不好和下半生不好说，应该是我们实事求是的对他的评价。是是是是是是是，而且啊，还真的是这玩意儿有点人生的意义，对，是，一句人生里的人生的意味，就是我们也就是前半生说不好，后半生不好不好说。这个说不好和不好说呀，这是电视剧的魅力所在。对。 就是里头总有一些悬念。嗯嗯，您这电视剧，您要看第一幕底下都好说好说， <laughs> 对，哎，都说清楚了，都明白了，嗯嗯，您就不看了。对对，所以我我感兴趣的呢，有一些小的细节，比如第一次人代会，呃，毛泽东呢亲自下呃这个做指示，说一定要请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对他讲了西藏活佛，嗯，请这两位活佛来来参加会，班禅那儿一说就通了。 达赖那是由张经武，当时是驻驻藏的司令，呃，这个联络处主任，呃，呃，叫什么？联络处主任，联络处主任张经武将军亲自去找这个达赖的，而且还不是达，有达赖本人吗？呃，没没，达赖的管家叫大管家，妹妹和管家，呃，他的妹妹，还有达赖的妹妹，还有达赖的大管家，嗯，然后大管家这就趋向于去了。 但是西藏有一部分势力，像那个噶夏，就是他原来那个地地方政府，也还有一些势力坚决反对，说认为达赖去这安全没有保证，什么这个那个的。然后 <laughs> 这个大管家啊，咱甭管他的背后的情况是什么，说这个事儿得得打卦，得看神意，嗯，得看佛的意思，大概你看怎么该人家按藏传佛教该怎么说，专门请神的，请神的啊，他打卦。 最后打出一卦来，叫“出行东方啊，东方出行东方，出行东方”，他又扣到东方上来了。根据这卦，这他就来了。这个也是说不好和不好说呀。您 <laughs> 要一一说就清楚了，还打什么卦呀？ <laughs> 是不是？我这决策，我这选择，我是坚决的，说您这这这就不用了。所以这个说不好和不好说呀，是您那个电视剧的。 留下的精神的空间，也是电视剧吸引人的所在。哎，相反的，您要玩一个什么都清清楚楚，什么都做了结论，然后您每一集后边。 说这，我们通过这集认识三点，没人干了，没人干了。而且据说呀，这个达拉呃达不不是达拉 <laughs> 达赖达赖，最后真正逃亡的时候，说也是打卦让他今天晚上跑。那他他他这些这都说不清。所以这些呢，我就觉得，其实有些时候这个呃说不清和不好说呀，也是观众。 对这个戏啊，对这种题材的感兴趣的地方，因为心里啊大体清楚，对，但是又有一些好像说不清、不好说的地方，所以我还格外想看看你怎么说。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觉得这个近些年啊，好像我们比如说对于这个中苏中苏关系或者过去的一些东西啊，好像有些史料也允许公开。 公开之后呢，就有一些新的这个研究，对吧？而且呢，咱们的这个媒体基本上也可以探讨一些不同的观点，是吧？你比如说，到底这个斯大林，我就看到有人探讨这个问题：，到底斯大林当时对中国共产党和对蒋介石的国民党怎么看？是，怎么抉择？他到底是支持哪头？现在有一些不同的说法出来。王老在这方面有什么？不是，我是觉得斯大林呢，他也是有矛盾的。 嗯，呃，他从意识形态的角度，他当然是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呃，但是呢，他从他的那个利益的角度，他又觉得跟国民党相对还还容易打交道一点，因为国民党没有共产党那么强硬，那么能够在维护本国的利益上那么坚决，在某种意义上。他这个呢，还有一个历史原因呢，就是二战解下的解下的问题，就是二战理理学的问题。比方说，呃，二战我们是。 我们是一伙儿的吧？对对对，说中国嘛啊，中国的一伙儿的。那么，尤其是雅尔塔、波茨坦公告之后，呃，苏联和国民政府是有过条约、条约限制的，又有真正的大使馆、领事馆在那儿。说这个表面的文章一定要做的。嗯，刚才像王老说的，私下里我们的意识形态又是属于都属于归根归到老祖宗马克思那儿去的。嗯，说这一点上呢，呃，应该说。 呃，总的倾向说，斯大林还是倾向中国革命的，呃，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的。嗯。他总的应该是这样。但是，您说咱这照这个常理来推测哈，王老，您觉得当时作为斯大林来说，比如说在国共两党胜负未分的时候，是，他有没有一种局势的判断？不是，就说我就在过去的事儿啊，嗯，那金一南教授讲过，就是苏联开始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刚成立的时候，苏联的援助援助国民党的。 这个财，这个应该怎么说吧？当时也叫钱了。嗯嗯。援助的国国民党的钱是十倍、数十倍于他援助共产党的钱。他曾经把蒋介石视为苏联的一个伙伴。嗯。蒋介石参加过共产国际的会议。蒋介石参加过共产国际的会。列席，列席啊！哎，喊过“共产国际万岁”，喊过“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万岁”。 这里头我还喜欢的一个一个细节，我是印象难忘的，就是经过很曲折的过程、很长的时间，中苏签订了友好条约以后，毛泽东主席回到北京了，然后那边叭一个台湾的镜头，是蒋经国跟跟蒋介石吧，就在说说毛泽东回来了，因为蒋那边本来已经。 已经散布说是蒋呃毛已经被这个斯大林给软禁给抓起来了，说回来了。后来蒋介石说了一句话，说是苏联呢不好打交道。嗯，我知道苏联人可是不好打。他为什么不好打交道呢？是这样的，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后，中呃就国民政府就立即派出代表团讨论几个大事情，就第一次去。 派的部部叫外交部长去的没谈成，后来就是蒋经国一块儿去谈，还是没谈成，他就这件大事情吧，嗯，那么就应该说，这个就结下梁子了，结下梁子，哎，结下梁子了，那也同时也看看到他不，这个时候他不是支持不支持这个斯大林，不是支持不支持这个呃中国革命的问题，他本身就刚才王老说的自身利益的问题，也他对他也要从苏联的国家利益，他呢去衡量，他要他。 他要在中国找出海口啊，是旅顺大连中长路，呃，中东铁路，对中东铁路，旅顺出海口，包括还牵扯到一个大地盘的问题，对对对，所以说他就坚决不让。所以俄罗斯有这个谚语，就是俄罗斯的所有这历届沙皇们，永远把自己的樱桃园搞得很大很大，但是你不能把我的一棵树挖走。 <laughs> 这个这个这里头，蒋介石也有这么一句话，嗯，说跟苏联人打交道。 毛泽东比我厉害，哎哎，这个话嘛，反正这是电视剧的话，电电视剧的话，您也不是不能当当国际国际史、外交史去理解，但是您个人看了会有个人的滋味。但是啊，就是我看到一些这个后来公开的史料， <laughs> 我就发现啊，这个蒋介石啊，其实确实是从根上啊，跟苏联这一套啊气味不相投。 就当年孙中山要跟这个苏联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时候，蒋介石就到苏联考察过。后来他的日记嘛，他写他当时回来，因为孙中山还是要搞合作，所以他考察一圈回来之后啊，外表上还是在支持跟俄国合作，可是他的内心独白在日记里，他已经表现出他觉得对苏联这一套啊，他个人觉得这个不认同。对所以这东西可能也有他这个呢，他根儿就在那根儿，不是咱们。 咱们教科书也好，历史不都这么讲？他是代表大资产阶级、 <laughs> 大资产阶级、大级、阶级利益，自然根儿不让嘛。那边是无产阶级革命，是推翻这个、这个、这个、这个沙皇统治的嘛？ <laughs> 但是，所以啊，就是到最后还是国家利益当先，国家国家利益，这还真的是。哎，这个蒋在他咱们的这个电视剧里头啊，对蒋的表现呢，其中也有有一个特点，嗯，就是蒋老夸毛泽东。 <laughs> 他不没有这里头没有一句辱骂这个呃中中共和毛泽东的话。哎，但是您觉得这个真实吗？因为照咱我我感觉蒋介石应该恨毛泽东入骨。他是这样子的，你想想，咱是这样，咱只有是，就是包括小的时候你也打过架吧？咱俩比方咱俩邻居，咱俩打过架吧？咱俩可以骂，一般到咱家长那儿他就不会骂了。这俩孩子不懂事儿吗？他们有他们斗争办法。 啊！那你现在想想，你说我们的最高领导人或者跟哪里哪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他不会这，不是不是那种关系。那王老，您觉得这戏里好像，比如说你还很很喜欢谁啊？是是谁的夫人？你很喜欢？钱钱学森的那夫人不是？他里头，因为他表现了，呃，当时钱学森要回国，嗯，被美国政府监视居住，反正老他老找钱学森的麻烦，前后有五年的时间，嗯，呃，这个。 这一点我顺便谈一下。嗯，这是中国的这个九十年呢，和中国党的九十年，和苏联共产党的九十年不完全一样的地方，处境不一样。嗯，苏联一十月革命啊，苏联的知识分子全吓跑了，连高尔基都吓跑了。高尔基是最赞成革命的，他写过《母亲》这样的鼓吹无产阶级革命的书，但是他也害怕。那布尔什维克都是太厉害，都都都好家伙，到处是是红色恐怖、赤色恐怖，他害怕。 嗯，哎，这个夏利亚平他南迪音跑了，他的作家普宁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跑了，嗯，他的还有一个指挥家叫叫什么呀？叫我我我想不起来，反正都跑了。还有那个后来回去的那个作家小托尔斯泰，阿列克塞托尔斯泰，不是列夫托尔斯泰，全跑了。 可是中国这个十十月就是一九四九年的十月以后啊，嗯，大知识分子大多数玩着命想回来，哎呦，我们这里个细节，嗯，这个这个这个，呃，南开大学的鼻鼻主校长，嗯，蒋蒋蒋梦麟，嗯，蒋梦麟，蒋梦麟，这个蒋介石在撤退的时候就，他领着蒋梦麟到叫南开中学，重庆有南开中学，到那去一看。 这屋子都空空的了，他摸了一把灰，一看，就他那像在那挂着，他你们都走了，就把我像留在那儿了。完，他就开始动员他，他说你也走吧，我飞机票给你买好了。嗯。张文丽说，我这个这么远的路，我这个坐坐坐坐什么恐怕不行。他说你这样的，我已经跟他们布置了，我知道那个坐那飞机坐不行，买个沙发给那四个座给你固定上。 <laughs> <laughs> 你也走吧， <laughs> 你也走吧，这是飞机轿子，哎，飞机给你坐姑娘了。这蒋梦麟当时其实已经接到了周恩来的指示，就是你不能走。啊，嗯，当时实际上是我们在跟国民党，像王老说的争夺人才。这一类的情节呢，因为我也有实际的体会。哎，就是一九八零年我第一次去美国，我到哈佛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访这个。 费正清博士啊，费正清，Fairbank，嗯，Fairbank 呢，费费正清，我一进去，他比较靠近门那他有一个大沙发，嗯，那个大沙发还挺旧，一点都不都不新都不好，哎，他就让我坐那儿，然后他就说，他说老舍临回国以前呢，就是坐在这儿，就是你这个位子，哎，他说当时啊，我就劝老舍，我就劝老舍呢，就是说你啊，再等等，你再看看。 老舍说：“我一分钟我也不能等了，我现在就是得回去。”他说：“那当然，我祝他好运。那我们就在这儿，哎，在这儿就是再见了。所以顺便我也说句，我这个这好日子说的并不最好听的话。嗯，所以我们要想起来老舍后来的遭遇呢，我们也很痛心。投太平湖，哎哎哎，就是说这个整个这个九十年的过程当中啊，也有很多经验教训。” 也有很多我们想起来痛心的人。王老，您看，您这这么多年的这个历史都经历了哈，而且您这是研究了这么多年的历史，我觉得说九十年，现在中国啊可以说是世界上变化最快的这个国家。你看他们很多说八零后、九零后，是，他很多他哪还知道这个是这个白云苍狗啊，脑子都换瓤了，你觉得哈？ 但是我特别想知道，你们在生活在今天这个年代了，你也都通了这网络，是是，你怎么想整个的这九十年？是，我觉得这这九十年呢，就是就是这个中国共产党啊，确实是世界上很少见的一个党。 <laughs> 第一，独一无二，它历史比较长。嗯。呃，第二，它这个它面对的人口又比较多。 呃，第三呢，他这个就是说，他这个执政党的地位啊，哎，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是相当稳固的。哎，他也有了积累了很长时期的，你找哪哪有找着一个党能执政九连续执政六十六十多年的？嗯嗯这个很少。他这个关键在哪里呢？就是我就觉得一个问题，这九十年，你看这分分分分份啊，二十八年的。 革命和革命革命战争，嗯，三十二年的，呃，三十年的建设，三十二年的改革开放，这三十二年干什么呢？这三十二年就是自我的、自觉的、主动的去纠正我在战争年代和革命建设时期所没做到位的那些东西，嗯嗯嗯，才成功的。哎，但是你说的这个发展的快呀，嗯，我我我说是我这完全我个人那个心情。 我希望下一步发展的慢一点，太快了吧？他这个各种的矛盾都出来了。嗯，哎，您说发展了是吧？你越发展，他各种矛盾反倒越尖锐了，挑战越来越多了。他现在也对头的，所以说科学发展，优点儿。 <laughs> 科学发展对头的，因为在什么叫科学发展呢？ <laughs> 我在厂里的常常讲，我说我们厂里的讲的科学发展，就是一按照文艺工作的科学规律办事儿。 嗯嗯嗯。第二，按照电影工作的呃科学规律办事儿。嗯，你呢，就按照咱们主持人呢，按照咱们办电视规律办事儿，这就对头了。枪枪，所以说，所 <laughs> 以所以我想的就是说，你刚才讲，就是我们记忆当中是什么？我们记忆当中就是有意识的、主动的去把我们的知道的历史抄一遍给读者。 给观众是啊，也是今天才做到啊！你要是在六七十年代要弄这电视剧，那全是诗朗诵。 <laughs> 所以说，感谢这个伟大的世界， <laughs> 感谢这六九十年。好，这个编剧给我们定了性，非常好。 <laughs>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感谢两位红色嘉宾，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